课文四，在休息室。桌子上放着很多饮料，你喝什么？茶或者咖啡都可以。你呢？你喝什么？我喝茶，茶是我的最爱。天冷了或者工作累了的时候，喝杯热茶会很舒服。你喜欢喝什么茶？花茶、绿茶、红茶，我都喜欢。 生词。放，饮料，或者，舒服。花，绿。